中文童话《韩塞尔和葛雷特》。很久以前，在大森林的旁边，居住着一位贫穷的伐木人和他的妻子，还有两个孩子。他们非常贫穷，父亲甚至都无法喂饱他的家人。他们的母亲因为疾病去世了。 亲去世以后，父亲承担起了所有繁重的家务，父亲独自照顾孩子们，因此他无法出去赚钱。哦，我的孩子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，为了你的孩子，你应该再娶一个，只有女人才能照顾好孩子，而你可以再去伐木赚钱，否则你们很快就要饿死了。 我想他是对的，我现在应该结婚了。他终于结婚了，婚后他和他的孩子们非常幸福。我不需要再担心孩子们了，我现在可以去工作了。他又开始去工作了。 过来，饭做好了。韩塞尔与葛雷特跑向餐桌，开始吃饭。请问我可以再多吃一点吗，继母？不行，我不能再给你了。你这个贪吃的女孩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他不但没有给饥饿的孩子足够食物，自己反而吃了一大碗粥。格雷特，拿着这个。 那韩塞尔，你吃什么呀？我不想要。我今天不饿。格雷特，快吃了吧。韩塞尔把他所有的食物都给了格雷特。谢谢你，哥哥。韩塞尔很难过，因为继母的行为非常粗暴。他很想念他的妈妈。他经常望着夜空，在繁星中寻找妈妈。 我希望你能回来再疼爱我吗？安赛尔。爸爸经常去森林伐木，他非常努力的工作，但是木材卖的并不好，因为最近的大雨，木材商人已经好几周没有来过村子里了。一天，继母和她丈夫争吵起来：“你的孩子们一天到晚就知道吃。” 过去的几周，你一个子儿都没有赚到，我拿什么买食物给他们吃啊？你的女儿也太贪吃了，如果我不让她吃饱，她就快把我吃了。亲爱的，我能做什么呢？在这些大雨天里，我没法去卖木材的。你为什么不去镇上卖呢？嗯，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我会去镇上卖掉木材，给你和孩子们带回好多东西来。 第二天清晨，父亲去镇上卖木材了。就在父亲离开后，继母策划了一个永远摆脱掉孩子们的阴谋。嗯，如果计划实现，我就不用跟那些贪吃的孩子们分享食物了，也不用再做那么多家务了。我将和我的丈夫快乐的生活，生育我们自己的孩子。哦，韩塞尔，哼， <laughs> 格雷特。 我要去森林里采一些梅子和蘑菇，一起来帮忙吧。韩塞尔是个敏感聪明的孩子，他对母亲的甜蜜口吻感到怀疑。不，妈妈，我不想去。我要带你去吃新鲜的梅子，来吧，你肯定饿坏了，韩塞尔。还有我的格雷特宝贝儿，你一定饿坏了。难道你不想吃那些新鲜的梅子吗？啊，走吧，哥哥。 求你了，好不好？我想去森林里看看，尝尝新鲜的梅子。好吧，格雷特，我们走吧。来吧，孩子们，带上你们的篮子，抓紧时间，你们这些小怪物。 韩塞尔记得他们的生母曾经告诉他，要在去森林的路上做好记号，这样当你们回家的时候就不会迷路。韩塞尔拿了一些鹅卵石在篮子里，因为鹅卵石在夜晚可以闪光。他们一起出发去了森林。韩塞尔边走边丢了些鹅卵石在去森林的路上。很快，他们到达了森林深处。 我累了，我们还要走多久啊？我想休息一下。好吧，格雷特。哦，妈妈，我们能在这歇一会儿吗？我们都累了。嗯，这是个好机会。好的，孩子们，你们在这棵树下休息一会儿，我在附近找些梅子。可是，妈妈，我们怎么找你呢？哦。 别担心，汉塞尔，我很快就回来，照顾好格雷特。我一会儿回来。继母离开了，把两个孩子单独留在那儿。格雷特睡着了，继母最终露出了她的狐狸尾巴。她离开后朝家走去，打算把孩子们丢在森林里。一会儿，格雷特醒来，开始找继母。 哪儿？我要回家，我饿了。哦，妈妈，妈妈你在哪儿啊？别担心，格雷特，我们在这儿等着他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一只猴子手里拿着些水果爬下树来，猴子把水果给他们。哦，猴子你真好。他们围在一起吃水果。 继母半路上看到一行行的鹅卵石，啊！聪明的韩塞尔留下了一些鹅卵石，多聪明啊！我要移开这些记号。他把鹅卵石放到其他的小路上，让他们迷路。 <laughs> 现在我要给你们上一课，耍小聪明的孩子们。 孩子们等啊等啊，但是妈妈还不回来。太阳落山了，天色已晚。 <laughs> 妈妈在哪儿啊，汉塞尔？我们怎么回家？我们要迷失在森林里了。韩塞尔也很担心，但是很快他就记起来，他沿路放的那些鹅卵石。鹅卵石？ 他们起身开始找那些鹅卵石，他四处寻找，但是还是无法找到任何鹅卵石。就在这时，猴子从树上下来，拿起韩塞尔的手，把鹅卵石给他看。鹅卵石在明亮的月光下闪着光。现在别哭了，格雷特。 相信我能带你回家，即使妈妈不回来。来吧，我们走。他们走啊走啊，很快就迷路了。鹅卵石也不见了，前方的路上不再有鹅卵石，只剩下漆黑浓密的森林。鹅卵石呢？哥哥，我怕。嗯，不怕，我在这照顾你呢。 他们继续走啊走啊，现在他们非常的饥饿疲惫。最后太阳升起，他们看到一只白色的鸟儿在树上歌唱，他们在那里听鸟儿歌唱。哇过了一会儿，鸟儿飞走了，韩塞尔和格雷特跟在他后面。 这只鸟儿停在一个巧克力房子的屋顶上。看那儿，韩塞尔，一个巧克力房子。哦，看那儿，那是用饼干做的。门是果冻做的。 <laughs> 房顶是蛋糕做的。窗户是糖做的。让我们吃了这个房子吧。 他们从墙上拿走一大块吃了起来，韩塞尔和格雷特吃起来像饥饿的老鼠。嗯，好美味啊！我饿了，韩塞尔，我要把这整栋房子都吃了。他们正吃着，就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。一个看起来病殃殃的老妇人走出来，孩子们吓得扔掉了手里的食物。 你们是谁？你在这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吃我的房子？对不起，我们饿了，我们在森林里迷路了。哦，可怜的孩子们，看来你们都很饿，很疲惫。进来吧，奶奶给你们些吃的，奶奶会照顾好你们的。他拉起他们的手，带他们走进了屋里。 奶奶用魔杖变出一桌子的食物，哇，是食物哎！孩子们享用着食物。你们肯定累了，孩子们，为什么不小睡一会儿呢？一张松软舒适的床出现了。奶奶，谢谢你，但是现在太晚了，我们该回家了。我们的妈妈肯定在找我们。 嗯，是的，奶奶，我们现在必须走了。再见，谢谢您善良的帮助。韩塞尔与葛雷特刚要去打开门，奶奶对着门念了咒语，门就锁上了。啊！ 奶奶变成了一个长相可怕的巫婆，巫婆又施了一个咒语，把韩塞尔锁到了笼子里。放了我！放了我！韩塞尔，韩塞尔！来吧，小男孩，快长胖！我很快就会把你变成我的一顿美餐。你这个懒孩子，快过来干活儿！ 巫婆眼神不好，于是她让格雷特做她的仆人。巫婆开始喂韩塞尔很多食物吃，这样他就能变胖。这时，继母回到了家中，吃惊地发现丈夫已经回来了。“你去哪里了？孩子们呢？”“我……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！我的孩子们呢？” 继母对自己的恶行感到羞愧，如实告诉了父亲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不配做一名母亲。 <laughs> 我对不起孩子们，但是现在还不算晚。我们去丛林里寻找他们吧。好吧，走。哦，韩塞尔！哦，格雷特！韩塞尔！他们一起出发去森林里寻找孩子。 巫婆每天都去笼子里看韩塞尔。韩塞尔，让我看看你的手指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长胖。韩塞尔很聪明，他知道巫婆的眼神不好，于是就把鸡骨头而不是自己手指给她看。啊！韩塞尔，你这个蠢货，为什么不长胖呢？我要喂你吃更多。 我要吃了这个孩子，我等不及了，实在是太饿了。葛雷特听到了他的话，非常害怕。上帝呀，请救救我哥哥吧！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？我不能让坏事发生。巫婆等不及了，她开始煮一大锅水，准备做汤。葛雷特发现巫婆就要吃掉韩塞尔了。 来吧，小姑娘，帮我把火点上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。 <sighs> 那我自己来。巫婆开始点火烧柴。当她点着木头，出现了熊熊火焰。看到这些明亮的火焰，格雷特想到了一个方法，能救他的哥哥。啊！这是逃走的最后机会了，我必须要试一试。嘿！ <laughs> 他跑过去，用尽全力从后面推了巫婆一下，巫婆掉进了炉子里。格雷特关上了铁门，巫婆被大火烧死了。你这个坏巫婆，现在你不能吃我哥哥了。格雷特看到旁边有他的魔杖，他拿过魔法棒解救了韩塞尔。格雷特。 然后他们去到巫婆的房间，找到了很多装满财宝锁着的箱子，很多雕像、奇幻的工艺品就在那里放着。哦，格雷特，把魔杖给我，我要打开箱子。格雷特把魔杖给他，他开始对着装满财宝的箱子念咒语：珍珠、宝石、金子。我们把这些带回家吧。等等，这些奇怪的雕像。 什么呀？他们看上去像小孩子。韩塞尔用魔法棒绕着雕像转，令他们吃惊的是，雕像开始变成小孩儿。哦，谢谢你，朋友，你真的非常勇敢。不客气。不过，在我们惹上更多麻烦之前，我们赶紧离开森林吧。他们都跑出了房子。 哥哥，我们不知道路，我们走不了那么远。谁说我们要走路了？韩塞尔用魔杖绕着旁边的扫帚，扫帚都漂浮到了空中。呀，我们能飞了，我们能飞了。孩子们骑上扫帚，开始飞向天空的云彩里。突然。 他们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哦，汉塞尔，哦，格雷特，那是我们的父母，让我们下去吧。两个孩子落地后，赶紧跑向了父母。爸爸妈妈，我们回来了。爸爸妈妈，看到你们我真高兴，我已经找了你们很长时间了，你们去哪里了？ 哦，韩塞尔、格雷特，我对不起你们，请原谅我。没关系，妈妈，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，来让我们不再贫穷。什么？我不明白。孩子们拿出了财宝，然后把整个故事讲给他们的父母听，大家都很高兴地回到了家里。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